第十三集。近十点的时候，他们从别墅出发去酒店。房间是提早订好的，一共订了五间，尤崇和周轩各自住一间，剩下六人住双人间。眼下多出一人来，原本是想叫林和熙自己再去前台订一间，只是酒店靠近比赛场地，外地开车过来看比赛又不愿意连夜赶回的人，大多数都住在这家酒店里。 因而，早在一周以前，酒店在比赛当天的房间就已经被订满，五间房只能重新进行分配。尤崇还是单独住一间，周轩和林童住一间，林和西和杨卷住一间，剩下四人自由进行组合。回房间以后，林和西才想起来自己没带换洗衣裤。九月酷暑不比春秋季或者冬季。 天气凉爽的季节，外出过夜时不换衣服还能忍受；动则流汗的炎热夏季里，不换衣服却是不行。夏季的衣服轻薄且不占地方。杨卷的包内带了备用的衣裤，林和熙却因为比他高，所以穿不了。除开杨卷的，剩下七个人里，身高和身材与他相仿或是在他之上呢，大概有两三人。林和熙思来想去。 最后毫不意外的得出令人啼笑皆非的答案。这些人当中，他反而是对和他关系最不好的油虫最熟悉，也因为他和对方关系相当差，即便他是去了，也不一定能够借到衣服。更何况，几个小时前他才刚刚惹过对方不高兴，极有可能还是白跑一趟。成功与失败的可能性对半开，在去与不去之间徘徊数次。 他拽过对面床边低头在包里掏衣服的杨卷，从对方手中拿过背包，紧紧捂住，笑着冲他眨眨眼道：“如果接下来你从包里拿出来的是衣服，我就不去；如果你拿出来的是裤子，我就去。你觉得怎么样？”杨卷抬起头来，一副状况外的茫然模样：“什么？没什么。” 林和西面上笑意加深，你把眼睛闭上。杨卷乖乖闭上眼睛。林和西把背包递到他手边，自己也闭上了眼睛。你现在伸手，从包里拿一样东西出来。杨卷依言照做，然后睁眼，看清自己手中握的东西时，他面上一热。林和西一睁开双眼，挑着眉间。 若有所思的看向他手里的东西，将手里的东西卷作一团，重新塞回包内。杨卷结结巴巴的开口：“那，你是要去还是不去？”林和熙唇角微弯，慢悠悠从床边站起来：“去。内裤也是裤子，所以，我当然要去。” 牛宠的房间在走廊的最尽头，林和熙一路数着门牌号找过去，抬手敲响了对方房间的门。等上两秒，没有人来开门，林和熙又不紧不慢地敲了两下。隔着一扇门板，房间内仍是毫无动静。当对方是不在房间内，林和熙打算转头离开，余光却扫见地上门缝间被人塞了小卡片，垂眸扫过一眼。 他弯腰伸手去捡门缝里的那张卡片，面前那扇门却在此时被人从里面打开，两条笔直修长的腿出现在眼前，有种冷淡而不耐的声音从头顶落下：“我不需要任何服务。”弯腰的姿势微微一顿，林和熙捏着卡片，笑意盎然的站直身体，语气微妙上扬：“哪种服务？” 看清林和熙那张脸，尤虫面上情绪稍霁，转而记起几个小时前发生的那些不愉快，也没能给他什么好脸色。有事儿？嗯，有事。他一本正经的点点头。你能让我进去吗？尤虫闻言，谨慎的眯眸道：“有事就在门外说。”没说是什么事。林和熙垂眸瞥眼自己指尖那张卡片。 将他举起，扬了扬，道：“有人骚扰你。”尤虫露出烦不胜烦的表情来。林和熙屈起指尖，轻弹手中那张卡片，面色诚恳的对他道：“我帮你解决啊。”尤虫面容冷淡的回绝：“不用。”略带遗憾的耸耸肩，林和熙向他说明来意。 自然是不愿意将衣服借给他穿。尤崇抬手就要关门，你找别人借。林可欣极快的伸手抵住门，可是我还能去找谁借呢？他露出恰到好处的凄然神色。所有人里，我只对你最熟悉。尤虫目光沉沉的看他。 被他这颠倒黑白和胡言乱语的能力弄得有些头疼。我怎么椅子上的背包，门外的林和熙却是唇角轻挑，自然而然的迈入门内，还顺手将身后的门掩了掩，走入房间内，随意打量两眼，最后将视线停留在床头柜上现被拔掉的电话座机上，略微一思忖，就反应了过来，还有人打电话骚扰你。 尤崇面色不悦的转过身来，看向身后毫无信用可言的人。不是让你站在门外等？林和熙在旁边的空椅子里坐下，像模像样的伸手捶了捶自己的腿，漂亮而黝黑的眼眸一瞬不瞬的看向他，当中藏着不易察觉的皎洁笑意。我站累了，所以想着进来坐坐。他那双眼睛的确是生得漂亮。 眼仁黝黑而圆润透亮，形状略显狭长，眼角线偏深，笑起来的时候眼尾会跟着微微上扬，不高兴的时候眼尾则是略带几分可怜意味的清淡。陡然触及他那样的眼神，尤冲神色一顿，最后竟也没有再说什么。见他不再说话，林和西亦有些意外，却也什么都没有问，而是难得十分安分地坐在椅子里等他拿衣服。 门外陡然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，房间内的两人抬头朝门边望去，亲眼见到又有小卡片被人从门外推入。那人塞完卡片以后，起身时顺手敲了敲门，却见那扇本就是青眼的门，在外力之下缓缓拉开了一点门缝，露出恰巧对门而坐的油虫的半张脸来。